锵锵三人行，哎，徐老师终于有机会这个认识咱们戏剧界的名人啊，期待很久。哎，林奕华导演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现代文学的这个掌门人。不不不，不能接受， <laughs> 不能接受。你是系主任嘛？ <laughs> 对，系主任，对对对对。哎，今天呢，请你们观察一个生活当中的戏剧，或很也很有文学性，甚至策划的这个人。 我认为需要有一些戏剧文学的构思。嗯，先看看几张照片。这是三月二十二号在广州发生的这个一幕啊。这个母亲叫谢三秀，她抱着的这个女儿得了眼癌。我还第一次听说眼睛还会生癌。那天她就从广州大道往天河体育中心的这个方向啊，跪爬跪行，就跪着往前走啊。嗯，一公里。嗯，一公里。 然后呢，走到半截处，那街上的人就纷纷侧目。你再看下边这个照片啊，走到半截的时候来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嗯，这个人呢，呃，现在好像已经被开除了，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这是天涯社区的一个版主，嗯，呃，叫这个他网名啊，叫金泉少侠。对， <laughs> 金泉少侠，就这个年轻人啊。呃，你再看下一张照片，这是最近这俩人呢，谢三秀和这个金泉少侠。 当着这么多媒体的面道歉和哭，为什么道歉和哭呢？说我们骗了大家，从头到尾这是他设计的一场戏。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人，家应该叫什么呢？谢金泉呢，还是叫叫不是母亲叫谢三秀？这个是金泉少侠，金泉少侠呢，炮制一个什么呢？就街上就拦住他说别跪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广州有个富家公子，就跟这个母亲讲，你在街上这么抱着孩子跪爬。 对吧？一公里，我给你两万块钱。然后问题怎么挑动怒火呢？这哥们儿这半截来了，说别跪了。广州这富家公子啊，言而无信。嗯，不给你钱了。结果一下子在网上，人们这个搜索呀，嗯，最后就很快就弄出来啊。这个金泉少侠，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广州富家公子，他现在出来道歉嘛？他现在道歉，他说我是，他说我也不为了我自己挣钱，我看见这个母亲可怜。 我也是做好事，确实是欺骗了大家。我是一个网络推手，我策划过很多网络新闻、网络事件，所以他这一采访，我才发现呢，有这么一群人在网上。 在干着什么事情？林导演跟你都是同行， <laughs> 没有他们比较像是个罗宾汉吧？如果这样讲的话，就好像这个网络是个江湖，然后他们要在侠客，对他们是个侠客，就是夸号的这样子。结果这个激动了大家的同情心，激动了大家的怒火，愤愤不平。谢三秀现在收到的钱，据说有二十八万。 左右，但是他现在就是说，我不该欺骗大家，我这个跟大家道歉，大家不要再这个寄寄钱来。但是那那些个周围围观的人呢，那就不依不饶了，说你这个是干什么？可是你知道吗？也有争议这个事儿，就是说，也有人说说这个金泉少侠，他毕竟也是做好事啊，当然他不应该欺骗，可是这个母亲的确是求告无门。 就是跟这儿说说，这儿不给钱，解决不了。他孩子要看病没钱呢，听说还找过香港的什么慈善组织，嗯，最后反正都没有得到回应。那么他也是走投，这母亲说他给我支这个招啊，我也是走投无路了。那这咱能理解，说为了得眼癌的这个女儿，嗯，做什么也可以啊，嗯，只要能达到这个医疗费有这个，好像这个不能怪这个母亲。 嗯，这母亲没什么错，哎，甚至他参与在里边，他也谈不上错，对不对？他还是演他自己，哎，他还是演他自己，而且他做出那个姿态，呃，我们先不评判这个事情的对错，先从后果看，它会产生两种后果，第一个，它会激发一些年轻聪明的年轻人跟着来，也来策划各种各样的这种网络戏，比聪明了，比聪明，因为这个很过瘾。 就是说，你你看，你本来是做梦想想的事情，或者聊天、大家吹牛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变成现实。我估计这会激发很多创意。嗯。 <laughs> 但是第二呢，它会产生一个后果，就是它会磨钝大家的同情心，会使社会公众对于将来一些本来应该感人的正义的一些事情，从此人们再不相信。 嗯，使得大众的这种人道的对国家的信心、对社会的信心变得就是更加全辱，更加的。所以这个前者也许有点积极性，但后者的消极性是非常之大。后者消极性，我自己碰到过一件同样的事，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还讲过，我过罗湖的时候有人要饭，我一般是不理的。嗯。结果有一次碰到一个中年男人，嗯，跟我要说就是说我怎么掉了钱啦，什么什么，就是这一套。 我本来也不理他，就在旁边看到他的儿子。嗯，他儿子大概十二三岁。哎呦，我当时就震惊了，因为十二三岁的孩子看着你父亲，我们都做父亲的人，你知道，你这个太不像话了。你让你的十二三岁的孩子看着你去在街上求陌生人了。嗯，我崩溃啊！这个这个，而且这个孩子是一副很不堪，就是很看不了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在街上这样来做这个事情的一个表情。 我我我觉得这个父亲真是做的太失败，但但我那次就给钱他了， <laughs> 给钱他了，给钱他了。后来回来以后，跟朋友讲起这个事情，朋友说这个可能是假的，哎呦我把我搞彻底搞昏过去，他说可能是策划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吧，美国就有一种新的电视节目叫真人秀。那最早的真人秀是什么？就是把一群大学生就关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全部都是镜头，所以他们要吃个什么东西啊，或许谁到谁的房间去了一下下，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二十四小时直播的。对，那你要情愿进去，因为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变成有名。这是我记得我在伦敦看的时候，应该是一九九零年就开始了。那我觉得。 刚才听了徐老师讲的这个，其实跟真人秀有点像，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被这个真情啊，我们认为是真情打动，但是那个真情背后也有很多的戏剧。然后这个东西从你刚才讲的那些受众来讲，就是娱乐。所以如果他正经八百的去求说我的孩子生病了，所以我需要一些东西，大家是不管的。但是这个东西必须要经过这个娱乐的，对，就是要有戏剧性，对，哎。 这个推手他最成功，就是他懂得把很多事情去娱乐化。这个小孩啊，原本也不是什么，就是也出来也是打别的工，说是一进入社会就给骗了三回，然后慢慢摸索，嗯，找到这么一份工作。他干这个不止一回，而且呢，他揭发出去一个，比如说这个网跟网络水军的关系。人家说叫网络推手和网络策划有什么不同？嗯，他说一般呢，弄个置顶的那个帖子，你都可以叫网络推手。他说但是网络策划不是随便叫的。 策划指的是你有一个成熟完整的计划，比如他举了两个例子，我看了我都是吃惊，我看了就说我有理由怀疑啊，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策划的社会里，就是说你刚知道， <laughs> 不是因为到什么程度啊， <laughs> 因为到什么程度？他说有些这个主流网站的头条新闻是策划出来的，嗯，那么你该怎么就就是说你在那喜怒哀乐，在那参与或者捐款在干嘛？ 呃，包括这个里面还有很复杂。你像他知道这个最高最高的收费啊，有收到几百万的。嗯，比如说一个企业委托你，嗯，搞一个这个东西，嗯，对吧？甚至有些企业是委托你抹黑他的这个企业，然后他们呢做计划，然后这个工作呀，跟层层分包，有很多网络水军在挣这个钱，让他们发多少个帖子或者怎么怎么，咱们这具体的专业我也不懂。还有就是说弄人的。 嗯，包括就是说他是维权的，也或者这个就属于为了救孩子的。你看他得到的经验，我觉得完全是我为什么我是个同行啊？就戏曲导演考虑的问题。你看这个小孩才二十多岁，他就想，他说我想要让这个母亲的事件呢引人关注。第一要有这个过火的行为，嗯，像这个跪爬这种行为，这跟行为艺术一样，嗯，要吸引眼球。抱着小孩跪爬，然后呢？ 光这个还不行，我觉得他最阴的，他说出第二招。 <laughs> 他说啊，必须要让人愤怒，对，你必须要让人愤怒，于是他才弄出一个所谓广州富家公子，对，嗯，而且还这个这个这个说话不算数，对吧？答应给钱让这母亲这么调动民众的这个仇富情绪，嗯嗯，然后对妇妇女儿童的这个同情心，对，我觉得呃。 这样子其实很传统的，其实这就好像我们以前看的很多古典的一些文学跟戏剧，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恶霸，然后这个恶霸他造成一种压迫，然后有人受害，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其实还蛮传统的，也就证明说，其实很多时候你说他利用我们的同情心，倒不如说他有抓到我们的人性弱点。这个人性弱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都会把自己带入那个弱弱势那个上面。哎，所以林导演，你看，我发现你。 这个现代科的戏剧啊，我就感觉到啊，好像往往要点不在于引动人的感情了。嗯，你在你的戏剧里经常是对这个社会的这种反讽啊。 这种这种味道，调侃呢？布莱布莱希特啊，占了上风。对，反倒是咱们传统戏里边让人哭啊，让人怒啊。所以我们这种是比较没有那么。受欢迎效果。啊， <laughs> 这种戏不太没有那么受欢迎，看，给给就是带对怀疑对什么事情就不要那么流眼泪的人。最近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天而已，就是我在微博上面我也发表了一个想法，因为我看到香港有一个主流的电视台，他们做了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就标榜有两个事情的，一个叫华丽。 一个叫明星，所以理论上就是要把明星请来进行一些华丽的比赛这样。但是我一看，就是只是三几分钟，我就马上看到那些明星很华丽坐在那边，然后要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其中一题就是说，那在呃这些名贵的食物里面。 我们来想一想，有哪些食物其实是跟“屎”就是大便这个字的发音是一样的？那然后所有的嘉宾都在想，哎，有哪种屎啊什么的？但是在你面前是很贵的那那个叫 scallop。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scallop 就是那个呃海带呃，不是那个海贝，海贝海带啊，不是海带，是那个那个叫带子。 广东叫“大大大，灵呆灵”，对对对对对。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会问一个呃呃女明星她的绯闻男友的生日，那观众都很乐。但是我一看，我看到的不是表面的那些答案。我第一个就看到说，你不是说要华丽吗？为什么还是要回到那种所谓的最粗俗的一些问题里面？第二，你说明星，然后你要看到那个明星很尴尬，因为那个是他绯闻男友。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心理也满足观众的心。对，但是呢，我把这个写上去，我就说，哎，这里其实是。 刚是华丽反华丽的，这是去明星化的明星。然后有些网友或许一些微博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就是我们只是要笑一笑而已，你把这个东西弄得太复杂了。但是我就说，其实这个笑并不简单哦，这个笑背后有很多像我们刚才在讨论的这些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头脑比较拐弯多的人，他会想这个问题。像我们一般人，其实。 我觉得其实一般人还是淳朴的，对吧？我一看，哎呦，感动了，心酸了，给钱。一看，哎呦，这个坏人为富不仁，就怒了，杀了他。对， <laughs> 就是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总觉得，我就跟一般人是是是是一个群体里的，就是呃，我不愿意把这个世界想的太复杂。包括他们跟我讲的很多背后的策划，老实说我都半信半疑。可是事实啊。 就经常出乎我想象，就是说，难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设局的社会里吗？嗯，你知道吗？我就就是，你比如说他们给我找的材料啊，嗯，说林志玲，我在跟你讲的时候啊，我都在怀疑，我觉得这难道是这有可能吗？可是大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说你看这位台湾第一大美女，嗯，在没有任何优秀作品的情况下，嗯，红的发紫，嗯，说问题在于哪儿？她背后有一个精英策划团队。 还叫还是叫什么 A D 什么工作室？嗯，港台内地的这个这个这种这种人资深娱乐人士组成，说他们非常了解林志玲身上的优点，在出道之之初，因为她的模特身份和她的嗓子，她的嗓音比较那个干嘛啊？不可能在音乐方面有所突破，所以他们就先在人气上做文章，早期策划了诸如林志玲与言承旭浴巾亲密照，一下就一夜走红，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呢？ 在林志玲高曝光率的情况，充分向大众展示这位大美女的完美身材，就一系列的写真，是吧？然后呢，第呃三步，提升商业价值。在写真出炉后期，媒体不断爆出她高额的饭局价，就吃这吃顿饭的这个价钱啊，和代言的价钱。呃，该团队也适时为其发展了一系列的富豪恋情新闻事件。哎。 一系列的塑造，使她今天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女神。我在说的时候，我都不能相信。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偶发的。嗯，可是你看，但是这是两回事。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像林志玲这种幕后的策划，哈，这是文化工业当中的正常现象。嗯，几乎现在所有的明星，所有他都背后都因为很多人都靠他吃饭。 是对吧？像 Nicole Kidman，就是他，他说他一次绯闻以后，他的片酬就涨一次，一次绯闻又涨一次，所以他们几乎发现，他要再谈一次恋爱，他的片酬都可以高。那背后并不是他自己的原因，他整个梯队都靠他吃饭，甚至一个片场很多都都在靠着他们。所以文化工业的这种幕后策划，跟我们现在讲到的。 网上的这种社会事件，或者是说，呃呃呃，网页的被人策划，比方说某一个产品，它其实点击率不那么高，他们花了钱才弄高，或者某些人的博客其实写的不那么好，但他老排在前面，我觉得这个两者有区别，一个是呃呃合约关系，你是顾客，我是我是制作者，我把它包装的漂亮，所以可以算包装叫炒作，而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造假。 嗯，我觉得像刚才那个后面那个造假，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两个呃稍稍微区分一下，就是呃，但是这个戏剧人生它有这个真和假，辨别的清楚吗？我觉得呃，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看电影，或许我在看舞台剧的时候，我除了看他的故事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那个人的元素。所以对我来讲，如果那个人的元素是越能够清楚的话，我觉得他的诚意，或许他对我来讲的价值就更大。问题是。 是像刚才两位说的，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特别人的时代，我们其实整个走向活在特别瘦的时代。我们是活在一个比较非人化的时代，因为我们所有的情感都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尤其现在我们说一代比一代接受这些东西是现成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个过程，我们只是想得到那个结果。变成我们都在搜寻哪些东西最快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跟现实越来距离越远。 远了。当你跟现实越远的时候，你的判断能力就没有办法从经验里面来，你就只能别人告诉你什么，就看，哎，他讲的好像特别大声，或许他是特别有方法的话，那我就站到他那边去。所以戏剧有一个其实很困难的一个命题，就是你要让人这个元素能够重新被大家相信，不然的话，大家都说你给我答案啊，你给我一个 formula 啊，给我一个方程式啊，你给我就好了。他不要说我要付出。所以刚才讲到的这 些人之所以为什么那么容易就相信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说他点击而已嘛，他只要相信就好了。就是其实有很多路，你是要拐着弯，然后你要走过去，走回来，然后你才知道说，哎，原来我是谁。你必须要知道我是谁，你才可以了解到，其实这个世界有多少人跟你一样或是不一样。但我听着，他这是对人类过高的要求了。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不会再想起这个林志玲，不是在春晚上还说嘛，当托儿你比我有经验。本质上托儿就是一种策划，就是一种设计。我就说啊，先不说这个所谓金泉少侠，他干的他们现在在讲这个是非。我从这儿得到的联想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就是在一个策划的时代，这跟古代啊那种比较呃原始的淳朴的时候啊完全不同。你比如说选战，那就完全是策划。 还比如说，你说真与假，我认为有些真与假的界限不清楚。对，好比说一个吵架的节目，我跟你讲，我电视台的，我知道。那么有几分真，几分假，导演也在暗示那嘉宾呢，你最好跟他挤眉瞪眼，因为这吵起来观众才爱看。但是你也不能说他说的是假话，他只是被导演呢暗示了一下，他的情绪要要要起来。再比如说，你说这个包括很多慈善活动，那么好。 慈善活动导演就说啊，我们要让大家给这家人捐钱，我们得啊有点戏剧的这个设计，嗯，怎么出来？然后你得哭啊，你得哭啊，甚至是导演，我跟你说，我是主持人嘛，我知道嘛。导演有时候跟主持人说说，就看你的了，你得把他说哭了， <laughs> 你一定得把他说说哭了，咱这动情点，晚会讲动情点。我我我见过电视制作过程当中，上面的人一哭啊，下面那摄像就 <laughs> 没错，就是说达到这个效果了。嗯，没错没错。这个这个，所以当然再讲深一点哈，呃，张爱玲的说法就是说都市人呐，就是他们都是先看人工的东西，再接触自然的东西。对对。先看电影里看人 kiss，然后自己才真的 kiss。对。先看电影里的大海，然后才见到真的大海。大部分是是这样啊。哎，那那你想，现在中国也是在巨大的城市化的过程当中。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摆脱农村的这个直接的生活方式，进入到，所以我刚才讲就是戏剧跟那些策划很不一样。我我我甚至在觉得，我这两天在瞎想啊。我像韩寒《纽约时报》写专栏，第一篇就要写百度的事情。百度这样一炒了以后，它在美国的股价反而上升。嗯，你看双方都获益啊，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但是我马上又提醒自己，我的劝告是，我的原则是。 不管有多少假，我还是假定他生。那我也是，因为这样啊，你还自己活得比较简单。还有还还有就是美国法律的一个原则，你先假定这个人无罪。嗯嗯。你先假定他是身。你你你我我以后你再拆穿了我我就算受损失就受损但是我不能因此就什么事情我都想这个阴谋论，没法活。哎呦，可是中国老百姓都是有罪推定了，是吗？ <laughs> 要不然怎么抢盐呢？ 碰见点什么事儿，就那就抢盐呐？为什么？那就是大家就是在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时候，先认为这个事儿是假的。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信不信日本的官方关于这个核电站的危险的程度？这就是一个最大最现实的问题啊！你现在现在商店里日本来的草莓减价一半，你买不买？嗯，这个这个就是最大，你要相信日本的政府。 相信他们在做的很，你这个就应该买，因为他做的很好，他温室的说没问题的。嗯，可是要稍微来点阴谋论的话，为什么降价？哎，所以林导演，我觉得你在您改行，你比较能够挣钱。 在这年代没有，其实你说呃，你可以做戏剧，你也可以做广告。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子，因为广告它就会天天要排出戏出来，或许它，而且老实说那个收入要比起来大很多。就是跟我差不多年龄的，现在做广告的都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辆车子，或许房子，了。但是这个就就不是我。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放在社会里的人，是这个年代能挣钱的。人。